抽签决定着接下来二十支队伍的分组，之后会遇到哪些对手，基本一目了然。这重不重要？看看无极和熄火两支战队就知道了。这两支都是职业背景战队，正常情况下杀进线下赛并没太大悬念。结果两队就是因为没有抽到好签无极撞了星星熄火撞了家世，早早的就从挑战赛里淘汰。 无极现在已经彻底解散，熄火没有什么消息。可怜的挑战赛出局队又会有多少人去关注呢？如此重要的最终抽签自然要在线下进行，以示公正透明。星星战队这边就先后得到了电子邮件以及电话通知，让他们确认人手在一月十八日前往联盟总部参加抽签仪式。 一月十八日是个周六，安排在周末也算是联盟的一个小体贴。毕竟玩家队中不少人都是有工作或是学业的，只有周末的时间自由一些。只不过这种体贴也就到此为止了。接下来集结各队在一起的线下赛要历时一个月，选手的工作或是学习肯定是要受影响的。到时如何取舍，就要看选手自己了。 这个就我去吧。陈果接到联盟方面的通知后，随即对众人说着：“说实话，陈果心里是有点小怯的。这种场面，按理说也应该是队长之类人去才对。不过叶修、魏琛两人最近没日没夜的整理着他们这么多年来积累的材料方面的知识，陈果实在不忍心再让他们去跑个腿儿。” 联盟总部可不是在 H 市的，这又是一趟远差。看着两人恨不得一分钟掰成两半用的状态，陈果决定还是由他来承担这重任好了。行，啊谁去都一样。叶修对此并不在意，出个好气啊！魏晨却要给陈果一点压力。我陪你去吧，唐柔说。不用了，你留下来和大家一起安心训练吧。 陈果笑道：“说的是。”叶修点点头，“我们也该认真调理一下状态了。”抽签仪式最终就由陈果代表星星战队去了。一月十八日，荣耀联盟总部，抽签仪式在下午两点开始。陈果准时到场，签到后随意落座，扫了一圈现场，看到所有人都团在一处。 在主持的提醒下，这团人渐渐散开。陈果再一看，那坐着的是嘉世战队的正副队长孙翔和肖时钦，合着这些人团团围上是在那儿求签名呢。两人看着众人散去后，也瞅到了这边的陈果。双方见面不多，但总算互相认识。肖时钦微笑点头算是招呼，陈果也点点头算是回应。 这一幕让不少人看到，顿时纷纷开始猜测这美女和肖时钦什么关系。在主持的又一番提醒后，会场这才彻底恢复安静。随着主持宣布抽签仪式正式开始，首先走上台的就是荣耀联盟最大的 BOSS，主席冯宪军了。虽然挑战赛和联赛完全不在一个级别上。 但也是联盟方组织起来的官方赛事，外界关注再有限，联盟自己总也不能可有可无。大 boss 冯宪军在这个场合下肯定是要到场来讲几句的，虽然只是感谢、祝福、希望一类的客套话。再然后，抽签正式开始，先是由电脑随机将各队抽签顺序排了个序。 再然后，一队又一队的人开始上台抽签。星星战队被随机排到了第四个上台。很快轮到陈果站起上台，场下略起了一些议论声。外界关注再有限，但身处挑战赛当中的各队，对于挑战赛里的各种八卦话题还是相当了解的。 星星战队凭借最初向加世的叫板就引发过无数话题，随后又在挑战赛中挑落无极战队，风头一时无二。相比之下，加世挑落同事职业队的熄火就不会有这样的话题性，因为那根本就是意料之中的事儿嘛。星星战队盛传有叶秋大神坐镇，各队来人还指望能在抽签仪式上看到。 结果一看，居然是这么一位美女。叶秋真人再神秘，是男的这一点倒确信无疑。现场观众看了，至少没有产生“难道叶秋是个美女”这样华丽的猜测。行星战队 B 组，陈果抽出签后，先自己看过，随后交给了主持。主持拿过宣布，随即会场的电子屏上。 B 组的战队牌中翻出了“星星战队”的字样。此时已有四队抽签完毕，A 组、B 组各抽到了一队，C 组抽到两队，D 组还一队没有。陈果回到了座位，深吸了一口气。各队主要关注的都是职业战队，都希望不要和职业战队分到一起。陈果所留意的也一样，所以。 刚才他特意记住了家世、玄奇、诛仙三队的顺位，分别是十二、八、十五。陈果之后，五六七顺位的战队分别上去抽签，其中第七顺位的叫“七步一杀”的战队，和星星一起抽到了 B 组。随后，陈果就发现这“七步一杀”的选手下来时一脸惆怅地朝他看了一眼，随即意识到。 他在关注的是三支职业队，而在其他队伍眼中，他们兴欣同样是一支被重视的、想要逃开的队伍。这种感觉还不错呀。陈果挺享受这种感觉，但随即第八顺位的玄奇战队上台抽签，主持人很快宣布结果：B 组。陈果稍一怔。 再看那个十步一杀的选手，已经不是惆怅，而是快哭出来了。家世玄奇、诛仙和星星显然被各队都视为比较难战胜的选手，也就是说，都默认这四队是可以锁定一个出线名额的。星星出到 B 组，锁走一个 B 组名额，可以预见对仅剩那名额的竞争会很惨烈。 所以十步一杀的选手提前就开始惆怅，结果再然后玄奇也抽到了 B 组，那就意味着仅剩的名额这下又被锁走。B 组从这一刻起大局已定，七步一杀的选手自然欲哭无泪。已经抽过签没抽进 B 组的战队都大呼走运，还没抽签的队伍看着 B 组战队，心中都在默默祷告。 这时，大家都有一个心愿：什么家世、什么诛仙，干脆都抽进 B 组得了。结果第十顺位，操盘手战队抽中 B 组，那选手下台时的神情和七步一杀那位有如双生兄弟。很快，第十二顺位，家世战队上台的是家世队长孙翔，抽到签后看也没看，直接就交给了主持。 没等宣布，他的人就已经下台，彰显的正是家世的超然。什么签对我们来说根本无所谓。家世战队，D 组。主持人宣布着，现场选手各个面无表情。虽然之前大家热情的围绕家世瞻仰两位大神，但是说实话，眼下的竞争状态，没人喜欢家世的存在。 看到孙翔的骄傲，大家心底更是不爽。虽然谁都承认，相比家世，大家弱的确实不是一点半点但是所有人的心底却还是对胜利抱有期待。奇迹，人人喜欢。杂事之后，三支犀利队都已经确定组别，只剩诛仙。此时最紧张的莫过于 D 组的战队。 纷纷祈祷这诛仙战队不要落入地组。这一次，他们的祷告似乎灵验了。诛仙战队 A 组，随着主持人的宣布，现场轰一下像炸开了锅，所有人憋紧的神经在这一刻都释放出来了。进 C 组的战队无疑是最幸运的，A 组其次，D 组有家室。这一个席位锁得更牢。 但至少还有一个席位从大家念下，B 组呢？抽进 B 组的战队已经不想说话了。现场一片热闹，好像抽签已经完全结束了似的，让正在台上的第十六位顺序的选手满脸尴尬。主持当然也知道为什么会这样，无奈之下也没有去刻意维持秩序。 十六到二十几个顺位的走马观花般的迅速就结束了。这几队中又产生了一支抽进 B 组的战队，结果这次都没人关注，只能自己躲一边默默流泪去了。线下赛二十队的分组此时彻底完成，赛程则很快就由电脑系统自动生成并打印出来，分发给再来场的各队选手。 随即，各队选手领了赛程表，拿着纪念品，集体拍照留念。这个热闹，联盟主席当然要凑的。冯宪军和大家一起合了个影后，随即和家世的两位大神多聊了几句，随后一转身，却又看到了这边的陈果。相信战队，冯宪君笑眯眯的，把这当成是陈果的名字。叶秋怎么没来啊？ 所有人耳朵顿时竖了起来。叶修在不在行星战队？这事儿传来传去，今天说在，明天说不对，那不是叶秋的，一直就没有个百分百的准确答案。主席这话算是爆料吗？呃，这问题把陈果都问住了，他不知道该怎么回答合适。其实他一直都有一个疑虑。 叶修之前用弟弟叶秋的身份打比赛，现在又换回自己的身份叶修，这么来回折腾，联盟方面会认可吗？陈果一时磕巴，却不料居然有人出来帮他解围，更没料到这人会是孙翔。这么重要的事儿，身为队长居然不来，你们兴欣是瞧不起挑战赛吗？孙翔说。孙翔觉得自己吐了一个狠槽。 其他人也确实佩服他，你这家伙分明也很瞧不起挑战赛，居然还敢拿这点说事伤敌一千，自损八百，不愧是大神，有气魄。星星队长没来，但老板来了。陈果笑了笑说道：“长期在叶修、魏琛这种老奸巨猾身边耳濡目染，孙翔这点攻击力，陈果觉得太弱了。”